耶。 上次讲到一事不再理，好，那记得它其实有三种，二五三是诉讼系数中重复提起同一之诉，那二六三第二项是诉讼撤回后再提起同一之诉，那四百条第一项是判决确定之后针对这个已经受既判力所及的诉讼标的再诉，好，这个都是违反一事不再理，那通通是用二四九第一项第七款裁定驳回。好，那我们上次检讨过同一事件说还有新同一事件说的差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些它剩下来的。 后面一些题目，五十页下面这个题目，这个司法官有考过两三次。被告已行使同时履行抗辩。 诉讼系数中又对对待给付另外起诉，有没有违反二五三？好，所以这个是同时履行抗辩再诉的问题。那被告如果是主张抵消抗辩，结果有有不同？那这边好，其实将来同学要养成习惯，所有的攻防方法抗辩里面最特别的就是抵消。好，所以只要你遇到抵消抗辩的话，原则上都要先挑出来。好，因为它要另外做处理，因为它会有既判力的问题。所以这里我们就分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一般抗辩，好，第二个是抵消抗辩。 抗辩，前诉讼是主张民法三四八交付买卖标的物，那诉讼中被告已就抗辩，好，他说你没有给我钱呐，所以呢不给你东西，这个是同时履行抗辩嘛，好三六七的部分，那后诉讼就是乙就针对三六七来提后诉，那诉请给付价金六十万，所以这两个诉讼我们说画出两条平行线嘛，所以一般就考一事不再理，他有没有违反一事不再理？然后第一个同学就要想到哪一说？ 同一事件说，同一事件说要回到数之三要素，好，所以我们就检讨同一事件说有没有符合。好，那第一个当事人要相同、相反或实质相同。那这边甲对乙，乙对甲，好，所以当事人是相反、一起地位，它也算是广义的相同。所以第一关有过，到第二关诉讼标的。 那这个题目，同学应该都会嘛？诉讼标的有没有相同？前诉讼的标的给付之数，所以是甲对乙的三四八。后诉讼给付之数，好，所以是具体权利乙对甲的三六七，所以这应该蛮明显的，诉讼标的不同。 好，所以诉讼标的不同，我们就直接下结论，非同一事件，所以后诉合法。这个是一般抗辩。 好，所以一般抗辩，我提起另诉、提起后诉，这个并不会有违反的问题。好，不会有违反，也是不在理的问题。好，那抵消抗辩在五十一页这边有。 好，我们翻过来五十一页，抵消抗辩的话，举这个例子。好，前诉讼是甲对乙的 A 借款债权两百万，那诉讼中乙抵消，拿另外一个他对甲的 B 借款债权两百万工作抵消。好，那抵消之后，主张抵消之后，他又针对 B 的部分提起后诉讼，所以问你后诉是否合法？好，所以同学都一样。 画出两条平行线，所以判断考点是考一事不在理。好，那第一个你就亮出来，同一事件说，同一事件说的话，这是讲义上有，不过只有写标题哈，所以我们来补一下好了。第一个是当事人，甲对乙对甲，相反，所以第一关有过到第二关，诉讼标的。 好，那同学，诉讼标的有没有相同？来，我们看前诉讼，前诉讼是甲对乙的这个借款债权，后诉讼乙对甲的 B 借款债权，这是完全不同内容的两个借款返还请求权。好，内容都不一样，所以诉讼标的不同。 好，所以结论前后两数非同一事件，后数合法。所以这一说就是实物通说，用同一事件说判断。好，那讲义上有列第二说。 甲说同一事件说下面有一个判例哦，六十七年台上一六四七号这个判例只是强调说，好，他说这个只是一个攻防方法而已，并没有到诉讼标的的层级，所以这个情况，好，它只是一个防御方法而已，所以这个情况并不算是违反也是不在理。好，再来我们看乙说，乙说是骆永嘉老师新同一事件说。 那新同一事件说，我们先回忆一下，上次有讲过嘛？其实陆老师讲法很单纯，就是看说你这前后两数如果同时存在，会不会导致矛盾的疑虑？好，就看会不会造呃造成矛盾的疑虑。所以现在我们就思考这两个情况会不会矛盾？那你要记得哦，矛盾指的是什么？ 有既判力的部分嘛，我们要讨论有既判力的部分，比如说 A 债权跟 B 债权，如果两个都有既判力，那如果两个认定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或者是 B 债权内容有既判力的部分认定是不一样的，它有可能会导致裁判矛盾，所以那个矛盾还要再抓一个范围，就是既判力的部分。好，有既判力的部分，然后才会思考到有没有矛盾的疑虑。好，那如果照陆老师的讲法来看的话，这边会不会担心他们矛盾？ 比如说，我们就想哈，如果我们是前诉法官，那我当然先审 A 债权嘛。好，那我审了之后，我觉得 A 债权存在，接下来我就会审 B 债权嘛。好看 B 债权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呢，工作抵消就两百减两百，原告就败诉。好，那这边的结论假设 B 债权存在，另外后诉的法官会不会有可能认为 B 债权不存在？ 有可能，所以这个就会矛盾哦，这两个情况就会矛盾，因为这边会有基判例嘛。上次有看过四百条的第二项，好，所以我们把它具体情况讲一下就好。就是如果前诉讼法院认为 A 债权存在，然后进一步他就会审 B，所以 B 债权的部分。 我们上次有看过一个条文，叫四百条第二项，好，之前有看过四百条第二项，抵消的部分，好，抵消的部分，如果说成立与否经裁判，好，成与否经法官认定的话，以主张抵消之额为限，会有计判力，所以 B 的部分，它有可能会有计判力，所以如果今天法官认为 B 存在，比如说 B。 法官认为存在，然后后诉的法院认为 B 不存在。那后诉的 B 它会有继判力哦，好，因为它是一个诉讼标的嘛，所以这边用的是四百条的第一项会有继判力。 那结果就造成一个认为 B 在，一个认为 B 不在，好，所以这两个裁判是矛盾的。所以如果照陆老师的讲法，只要有可能会矛盾，你就不能开启后诉讼。好，所以他认为这个情况后诉是不合法。 第三说，丙说，这个丙说是杨建华老师，好，杨建华老师提出来的。他说，如果前诉采用抵消抗辩，好用掉了，那既然用掉了之后，后诉就代表不需要存在嘛，好，因为你前诉已经用掉了，而且会有既判力，所以他认为后诉的处理方法是欠缺权利保护必要，判决驳回。 好，所以是用，它是以这个用掉的角度来看，用完就不需要提后述了。所以如果照杨老师的讲法，他会用哪个条文？二四九第二项嘛。好，所以他是用二四九第二项判决驳回。那这个判决是一个非本案判决，好，没有既判力。好，再来第二题。 甲股东提起撤销股东会决议之诉，诉讼中他股东又另外起诉，有没有违反二五三？这个题目算简单哦。好，所以同学如果图画完，你应该就要会判断了。 前述甲股东，后述乙股东。好，所以我们第一个看出现两条平行线，所以是判断考一事不在理。好，所以用同一事件说，第一个当事人，当事人要相同、相反或实质相同。这边有没有过？没有嘛，对不对？因为是甲股东、乙股东，所以人就不一样，所以当事人不同，第一关就没有过。 非同一之数，好，所以后数合法，这个是假说。假说就是我们的同一事件说，好，同一事件说，再来乙说，就用老这个骆老师的新同一事件说，这个是新。 听同一事件说，好，这个乙说，那陆老师的观点就是看会不会导致裁判矛盾。好，那我们说有可能嘛？因为我要撤销对象是同一次的股东会决议啊。如果你让他开启两个部分，就有可能一个认为有，好有瑕疵；一个认为没有，所以这个会造成裁判矛盾的疑虑。比如说，前诉讼的法院好认为有瑕疵，要撤销。 后诉的法院，好认为没有瑕疵，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裁判矛盾。所以他认为后诉不合法。那后诉不合法？ 我们帮他想处理的方法，之前是说，如果是前诉原告主张，你只能追加；好，如果是前诉的被告主张，你只能反诉。那这边乙要怎么做？他说你不能提后诉嘛，因为会矛盾，所以你不能提后诉。那乙要怎么做？他就可以追加或参加。所以乙的方法，乙他可以追加或者是参加。 追加或者是参加，好，那这个参加是哪一种参加？同学还记得吗？这个参加是哪一种？有没有需要合一确定？以通说实物有嘛，对不对？然后呢，他有没有当事人是个有嘛，对不对？所以是共同诉讼参加，共同诉讼参加，类似必要共同诉讼的共同诉讼参加。 好，再来第三题。甲乙以为被告起诉请求清偿一百万，在该诉讼已否认有借款事实，好，然后主张对甲有新台币一百五十万元的价金债权，预备的以其中一百万元提出抵消抗辩。 所以当同学看到这边哈，你要很清楚知道它的课题哦。好，哪些是课题，哪些只是攻防方法？它的标的是一百万嘛？好，一百万的借款债权。然后被告提出两个抗辩，有没有发现它有两个抗辩？一个叫否认抗辩，好，就是第二行的前面否认；第二个抗辩是第三行的后面抵消抗辩。 好，他说预备的抵消抗辩，可其实那个预备你还是要稍微提一下。我们将来正式上到抵消抗辩就会讲到了，它有个考试的重点。抵消抗辩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是审理次序，好，第二个是它会有计判力，好，就是这两个考点为主。那它的审理次序一定要是所有抗辩都不成立才会处理到抵消抗辩，好，这个之后会说为什么，所以它就是最后审理就对了，好，所有的抗辩一定要最后审理，所以不管他有没有主张预备，通通都是最后审理。好，那继续看。 又另外以别墅请求法院判令甲清偿一百五十万的，好，就是之前那个抵消抗辩的债权。那如今甲在甲对乙的诉讼主张，乙又将该抵消债权提起别墅，还有，今甲在乙对甲所提起的诉讼主张，乙已经拿他所请求的一百五十万元中的一百万，在先前甲对乙的诉讼中工作抵消。 他这么啰嗦哈，是因为辩论主义啊，好，所以要那么啰嗦那么复杂。那其实就是辩论主义，说我有提出这个抗辩的意思。好，重点并不是在这边。那试问前后两诉的受诉法院要如何处理？好，所以我们把图画一下，然后抓一下考点。 那么香， <laughs> 我觉得今天教室特别香吗？就有那种九层塔的味道。 <laughs> 好，来前诉讼哈，抵消抗辩这边，所以我们图看完之后先挑考点，这是标的嘛？好，A 借款债权，然后抗辩有两个嘛，否认跟抵消。那所以当它出现两个抗辩，然后。 一个是抵消抗辩，就一定考到抵消抗辩的审理次序。好，所以要抓它的方向。两个抗辩，然后有抵消的话，考抵消抗辩的审理次序。那我们说是最后审理，这个之后会仔细提到。好，一定要摆在最后，因为这是为了保障乙啊。好，不然我随便一个丢一个东西出来，马上就牺牲掉了，这样很可怜。所以一定要是所有的抗辩都不成立，确定本本案债权存在，然后你才可以进一步去处理抵消抗辩。好，那第二个。 第一赛权抵消，然后提后诉，所以这边有考点，就是考刚才讲的一事不再理，所以这边考一事不再理。好，是不是同一事件的问题？所以它有两个考点，那其中你要提到的还有抵消抗辩，它有既判例哦，四百条第二项。 那其中最后这个考点，好，我拿前面的抵消抗辩来提后诉讼，这刚才就讲过了，好，所以我们把大纲整理一下就好了。像这个题目，我们就分两个部分，因为它主要在考抵消跟好是违反一事不再理，所以第一点，关于抵消抗辩的部分。 好，那我们说它的审理次序一定要最后审理。这个将来会提到，好，它是为了保障被告以保障债务人以避免他随便拿出来抵销的债权随便就牺牲掉了。好，一定要是所有。 所有其他抗辩都不成立，然后确定本案债权存在，才可以进一步去处理到抵消抗辩的地方。好，这第一点，这后续以后再讲，我们就先大大概的架构，好架构一下就好了。那第二点就可以提到它的既判力，四百条第二项。 那其实它还有后续要谈的哦，好多都是摆在将来，我们上个季判例再讲。四百条第二项，它其实有几个重点，比如说第一个，你一定要符合，好，一定要是本案债权存在，就刚才讲的最后审理的原因。然后第二个，你一定要符合抵消的四个要件，好，就是符合民法上面的抵消要件之外，还要在诉讼上提出。然后第三个。 会发生既判力的范围，一定要是本案债权跟主张抵消额重叠的部分，才会有既判力。好，这个将来会详细去讲。好，那下面第二点就是它的考点，以抵消抗辩去提起后诉讼。 这个考点就是接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好，所以这个就不重复讲了，同学就参考一下前面哦上面那边就好了，五十一页的最上面，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同一事件这边就讲完，再来看客观合并，五十二页。主观合并共同诉讼之前讲过了。 好，那现在讲客观合并客体的复数，所以当他一次主张两个以上的标的，好，它是指广义的客体的地方，好，广义的客体，那两个以上的话，这个情况就会构成一个客观合并。那我们看一下要件，好，五十二页的第二点。 第一个管辖法院必须要受诉法院针对其中一个部分有管辖权就可以了，比如说他告 A、B 两个债权，好，只要 A 债权那个法院有管辖权，那就可以来做管辖的动作，可以管辖全部。可是唯一的例外要记得专属管辖，好，专属管辖我们说过嘛，他是老大，你绝对要尊重他，好，因为他是公益的要求，所以绝对不能抵触专属管辖。好，那第二个要件。 诉中诉讼必须要德行同种诉讼程序，什么叫德行同种诉讼程序？它的同种哦，是看同学看你的法条上面呢，会有什么通常诉讼程序啊，哈，人事诉讼程序啊，什么督促程序啊，就用那个来分，好用法条上面那个分法，然后列为同种或者是不同种，所以原则上就是什么，一定要通常配通常。 才能做合并，好，或者是什么督促配督促，或者是人事配人事，好，这种情况才能做合并。那比较爱考的考点是考人事，比较喜欢考的就是以过去的考古题来看的话，这边有考过好几次哦。好，这实务上的老师会考，所以要记得人事跟通常原则上是不能做合并的，因为它是不同种诉讼程序。 好，那问题就来了，一定会有当事人提这种诉讼吗？比如说他提个不合法的，比如说他就是通常配督促程序好了，好就是不同种诉讼程序，那你法官是要全部驳回，还是要帮他各走各的路？这个判例有考过，三十三年上至三一五五，这个同学要记。 好，如果是不同种诉讼程序，第一行最后画一下，法院应将各诉分别办理，不能因为认不能因此认为是不合法，所以整个驳回，所以你只能让他各走各的路哦，不能裁定驳回。好，各走各的路。好，那这个是原则，但是它有例外，第二个要件有例外，它的例外有两个例外。 一个例外，通常程序简易啊，或者是小额。如果是一个金钱的诉讼。 常简易小额本来是不同种程序，好，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可以算钱的，好，可以计算成金钱的，那因为七十七条之二有说，如果是可以计算金钱的话，就合并计算就好了。所以这个情况是例外，可以做合并的。那这种同学一定有看过嘛？好，举个例子，比如说借款两百万加上价金二十万，这可以合并。 那借款两百万，如果单独来起诉，这个是通常程序；价金二十万，简易程序。所以如果照原则是不能做客观合并的，好，不能合并。而这边因为用了七十七条之二，所以现在我们只要加在一起就好。所以加在一起总共是两百二，这个是可以的哦，全部就走通常程序。 第二个例外，人事诉讼的特别规定。好，本来不同种程序通常跟人事是不能做合并的，可是它有例外的规定，像五七二第三项是最著名的。好，五七二第三项，它是婚加非婚。 我们之后人事诉讼程序会看到这个条文。好，那现在同学先抓个大概就好。它是婚姻事件加上非婚姻事件，非婚姻是财产权的部分，它的非财产呃非婚姻的部分，财产的部分哦，一定要跟婚姻有牵连关系，要有牵连。 <coughs> 所以同学一定看过这种。 这种诉讼嘛，比如说离婚加赡养费啊，这最多嘛。好，离婚加赡养费啊，损害赔偿之类的。好，就是一个婚姻事件，一个非婚姻事件。所以例子是，我们就举离婚加赡养费。 所以离婚的部分是人事诉讼程序，赡养费的部分两百万是财产权，所以它是通常程序。如果独立起诉的话是通常程序。好，所以原本是不同种程序，但这边因为用了五七二的第三项，所以这个合法，这个可以是例外。 原则上就是这两个情况，好是它的例外，钱的部分可以加在一起算，然后第二个是人事诉讼跟通常程序特别规定。 好，再来第三，呃，我们看上面第二个判例哦，二十二年上至一三四九。好，他说非婚姻事件可以跟离婚合并提起，可是要记得一个重点，这句话同学要记得有考过。第二行中间，离婚之诉只有夫或妻得为原告、被告，那这个非婚姻事件之诉也必须要是夫妻间才可以合并。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五七二第三项，当事人只限于夫妻。 只限于夫妻，所以如果你追加的部分或加上去财产权的部分，如果是对别人，比如说对岳父啊，好，之后我们会遇到这个考五题，如果是对岳父来提那个给付钱的部分，这个就不合法，好，就不算是五七二第三项的范围。所以五七二第三项，你这两个诉讼一定要都是限于夫妻，好，要是夫妻为当事人才可以合并。好，再来挂号三，法律没有禁止合并的规定，好，这个是六一三六三九。 就写在旁边就好，六一三跟六三九，比如说六三九是撤销死亡宣告。 好，这个知道就可以了。那因为死亡宣告很严重嘛，人家没有死，你做的死亡宣告会导致他所有行为都是无效的状态，所以特别需要迅速处理，赶快把这个死亡宣告拿掉，好做一个撤销的动作。所以这个法理很单纯，就是特别需要迅速，特需迅速，就很要求迅速，所以你不能带拖油瓶哦，你不能带其他的标的进来，好，这样子会因为其他的标的审理导致拖延撤销死亡宣告的时间。 这个懂就可以了。好，那下面第三个客观合并的种类。 那这个种类我们之前有稍微提过嘛？好，在讲那个一部判决啊，好，分别辩论那时候有稍微提过，所以就稍微复习一下的种类，然后抓几个重点讲就好。那第一个单纯合并，我们说有两种，无牵连关系跟有牵连关系。好，所以这边同学要记得是，你就用例子来背哦，这边的念法要背例子，好，要记例子。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我们之前举像什么例子？ 借款加价金嘛，对不对？独立的两个契约，这个都算是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好，借款加价金呢，或者是说借款 A 借款加 B 借款嘛，好，不同的契约产生的东西，这个都算是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好，第二个有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就是两个标的之间它有。 事实上，或者是法律上的牵连关系，比如说有条件的关系啊，好，或者是什么从属性的关系。那我们之前举的例子，像是本金加利息，好，本金加利息，因为利息会从属于本金债权存在，所以这个情况是有牵连关系。好，那哪一个可以分开？ 无牵连关系嘛，这个要记得好。无牵连关系可以分开，因为它分开之后各自上诉由不同法官处理，怎么样判都不会担心他们矛盾。好，但是有牵连关系就会担心他们矛盾，所以有签单是不能分开来的。好，无签单是可以。好，再来第二个预备合并，这个是我们客观合并的大重点。好，预备合并这个很重要。好，那预备合并的定义其实我们之前有提过了，所以就直接讲。好，我们直接复习一下，用同一个例子好了。 当三四八诉请交付买卖标的物 A 物，好，所以这个背景是买卖契约有效。那后位预备主张，好，他说法官，如果你认为买卖是无效的，那我就预备主张，好，返还我当天给你的价金六十万。所以这两个，好，一个是有效，一个无效。我们说这个是它的特色之一嘛。上次讲的几个特色，比如说第一个重点，我们说他一定会，原告一定会排列先后位。 好，一个先一个后，后卫是预备的动作。那先后位会不会拘束法院？会嘛？所以将来你当法官，你只能先审先位。好，这是第一个重点，它的先后位的次序次序会拘束法院，排列先后位，然后次序会拘束法院，所以法院只能够先审先位，先位无理由才能够去处理后位的部分。再来第二个重点。 买卖有效，一个买卖无效，所以这两个先后位的第二个特色，一定要是不得并存。有老师叫做不两立，好，或者叫互斥、互相排斥的两个主张，不能同时存在的两个主张。 然后第三个，我们讲过审理次序嘛，对不对？有稍微提过，但我们现在开始详细讲哦，因为这边正式讲到预备合并了，所以我们详细讲一下它的审理方式。这个在司法官有考过，把它排列组合一下。好，第一个情况，我们说法官一定要先审先位嘛，所以如果先位有理由。 第一个情况，我们说后卫就不用管他，不审，不审后卫。司法官的考法，他会问你判决要怎么写。 司法官的考法，好，就是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你的判决要怎么写？那其实他不会直接考你判决怎么写，他会告诉你说这个法官怎么判，然后问你说这个法官有没有违法？好，他会倒过来这样考，所以我们要知道判决怎么写，才知道这个法官写对还是写错。好，所以我们就用那个题目，好，就用一样的一个题目，相同的题目来写。先问有理由，后问好不审，所以你的主文要怎么写？先问有理由，这个先处理，所以代表。 要不要交付 A 物？要嘛，对不对？所以第一个，已应交付 A 物给甲。这个是先位有理由的判断。好，那后位不审。所以请问同学，这个有考过后位？ 我能不能这样写？比如说，这个法官哈这样做，他说原告后未知数驳回。请问你，这个法官这样做对不对？这是考判例。 不对嘛，因为如果你驳回后位的话，代表你审了你判了嘛，对不对？你做了认定了，所以这个是错的哦，这个要记得，这个是错的，这个不行，这个是判决违背法令，好，这个有问题，你只能留前面这个。好，所以已应交付 A 物给甲，然后后位不审，所以后位绝对不能判，更不能驳回，因为驳回代表就已经判了。好，第二个情况。 如果法官认为先位无理由，那我们之前有讲过，先位无理由，法官就一定要处理后位嘛。好，所以这个叫做应审后位。应审后位，那这里就有一个考点：如果应该审而忘记审，比如说有一个糊涂法官，应审而未审，怎么办？ 你应该审理后位啊，结果你忘记审，直接就做了判决出来了。那这个情况考哪个考点？我们之前讲过，不得为一步判决而误下一步判决的情况，就是这个题目。好，你不能做，因为我们说这两个是不得并存，所以是不能切开来的。那如果你先针对先位判决，这个就是一步判决嘛，虽然是不可以做一步判决，结果竟然做了一步判决，所以来实物见解怎么说？ 十五，我们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四四年台康二十八号判例，有名是因为他写错了嘛，对不对？写错是怎么讲？他说有两个标的，那你只有判一个啊，另外一个忘记判，所以他用二三三申请补充。 好，那我们说他的见解有很大的问题，因为补充判决还是一部判决，依旧会造成矛盾的结果。好，所以我们说你应该全部打包，全部丢上去。所以通说的讲法是全部上诉。 现在帮同学做整理哦。其实预备合并就是两个地方抓住就好。第一个是这个，好，就是主文，你的判决要怎么判，审理要怎么审。然后第二个是等一下会讲到预备合并的上诉，好，就是以这两个重点为主。再来第三个情况，如果先审先位无理由，那我们说一定要审后位。那假设法官认为后位有理由，那你的判决主文要怎么说？来，第一个。 先位无理由，所以先位要不要驳回？要哦，你要做认定嘛，告诉当事人说啊，我有判的嘛，好，并不是说我忽略掉了，所以这个要判好，所以第一个原告先位之诉驳回。 那后卫有理由，所以后卫就照后卫声明抄嘛。好，所以后卫声明的话，他是要六十万，所以是要给六十万。 最后一个情况，好，如果先位无理由，应审后位，那如果法官认为后位也无理由，所以这个时候判决主文要怎么写？你两个都要判断嘛，然后两个都驳回，所以就是先位后位之诉都驳回。好，原告先位后位之诉均予驳回。 我们看一下讲义的五十三页。五十三页的第二点，好，要件的地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好，第一个，它要有两个声明，先位声明跟后位声明。那声明的写法，哈，这个也是有考过。声明的写法就是分别写，比如说我的数字声明嘛，然后就写第一点。 先卫声明，然后冒号，然后就写我先卫声明内容搬进去，然后再写第二点，好后卫声明冒号，再把后卫声明的内容放进去就好了。好，就是把我们之前学术的声音摆进去就可以。那只是它会加上前面的先卫声明跟后卫声明，这个后面有个题目，好，等一下就会看到。好，那下面第二点，先后卫声明必须要不能并存，互相排斥的两个主张。可是等一下最后我们讲完通说实务就会补充一个邱连功老师的邱老师的讲法，认为得并存的也可以做预备。 被合并哦，那现在先不要管，好，不然这样会错乱，所以我们先记通说实物就好。原则上，一定要是不能并存的两个主张。好，再来第三个审理的方式，刚才说过了。好，先后位要记得都有系数，都有系数。好，只是要不要审的问题而已。但是两个都有系数。那第二点，法院要依原告所定的排列次序来审理，所以它的次序会拘束法院。好，你要照它的先后步步骤来。再来第三个。 先位合法并有理由时，毋庸就后为裁判。所以，我们说哈，刚才讲的那个表就这四个，好四个状况的表，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先后位之间具有附条件的关系，它具有附条件的关系。所以，我们之前在讲数字声明，原则上要明了确定不得附条件，在例外就讲到这个嘛，预备声明，好，它就是属于例外。好，那下面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黑板上讲的。 先卫声明，有理由不需要管后卫。 好，所以是不审后卫，这个叫后卫声明的解除条件成就。我觉得这句话同学倒是不用记啦。好，你只要知道说法官不用审后卫就可以了。但是你要记得一个观念，就是下面的挂号那个才重要，必须要等到先位判决确定，注意哦，要等到全案确定，它的系数才会消灭，后卫的系数才会消灭。因为我有可能针对先位的裁判去上诉嘛，上诉中那个后卫的系数还在哦。你要等到全案确定之后结束了。 然后后卫的系数才会不见，好，虽然有时暂时不会省到，但它的系数还是在。好，那第二个情况，先位声明无理由，这个时候是后卫声明的停止条件成就，就是说我们必须绝对要去审理后卫。好，那条件不用背啦，就是只要会审就好。好，那右边五十四页，挂号四，先位无理由才就后卫审理。 好，那我们说过，如果不审的话，这个是判决违背法令。判决违背法令，这是哪一说？实物还是通说？通说哦，因为判决违背法令，它的救济方法是上诉嘛。好，所以如果这个箭头加码，它其实就是通说，你要全部上诉来救济。好，因为判决违背法令是上诉，所以是全部上诉。那实物见解就是下面这个四四台抗二十八号，这个之前讲过了。好，只能够申请补充。 但是它有个很大的缺点，它会导致裁判矛盾。好，再来挂号五，先位一步胜诉要不要审后位 原告先未主张，好，我要求解约，那解约之后回复原状，所以你要返还价金六十万给我。那后位预备主张，好，他说如果法官你认为没有解约的事由，那我就请求他依照三四八来履约，好，要求交付买卖标的物。那法院最后的判断，好，他说四十万。 可以解约四十万有理由，二十万无理由，所以只要返还四十万就好。那现在这个前面先位就是一步胜诉嘛，这个就一步胜诉。所以它的考点是在于先位一步胜诉的情况下，你要不要去审理后位？来，同学，这个交给你，你觉得要不要？这应该是你要会的哦，逻辑思考的问题而已嘛。先位如果一步胜诉，要不要审后位？ 你要记得，先后位是什么关系？不得并存的关系。所以只要先位有一块钱获得胜数，那个背景就是跟后位是互相排斥的哦。所以前面就代表说可以解约嘛，对不对？所以四十万胜数就代表说可以解约，后面的背景是不能解约嘛。所以不能省后位哦，这个不能省。所以只要先位一块钱，纵使只有一块钱胜数，你都不能省后位，理由是因为先后位互相排斥。 它的背景是整个不一样的，好，所以绝对不能省后位。再来，括号六，如果有诉讼标的的舍弃，好，或者是认诺时，那法官要怎么审理？来，第一个，先位舍弃。 认诺，舍弃认诺，我们之前在处分权主义有提过嘛？好，舍弃是原告做的，如果做了舍弃之后要给谁败诉？就原告败诉。所以先位舍弃，这个照逻辑推理就好，就是原告先位败诉。那原告先位败诉，要不要审后位？就一定要嘛？就回到刚才那四个情况啊，好审理的方法。所以这个情况是应审后位。 好，第二个先为被告认诺，被告认诺的话，一定要给被告败诉，所以是原告先为胜诉。省期认诺在三百八十四条。好，处分权主义。好，那原告先位胜诉，代表不需要审后位，所以是不审后位。 第二个情况，好，如果一刚开始后位原告就舍弃后位原告舍弃，那将来同学你当法官，你要不要先处理先位？还是要哦？要记得先后位会这个次序会拘束法院嘛？所以后位舍弃认诺你都不管，重点是你都还是要先审先位，还是要先审先位。 然后看你先位的结论是什么，再来决定后面嘛。好，比如说你先位的结论是胜诉，好，原告先位胜诉，那你就不用管后面了，都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你先位败诉无理由的话，才会到后位舍弃认诺。好，所以如果后位舍弃的话，就是后位原告败诉；那如果是后位认诺的话，就是后位原告胜诉。好，就是看他的状况就好。但重点是你还是要先审先位。 再来光号七，预备合并的上诉，这个重要哦，这请都会打星星，这个很重要。在讲预备合并的上诉之前，我们先要帮同学建立一个基本的上诉的观念，所以我们要先跳开来，我们要先讲单纯合并的上诉，就是一般的，好，一般合并的上诉。 好，我们先看左边单纯合并的上诉。好，那原告甲起诉主张借款加价金，这个是无牵连关系的单纯合并。第一审法院判决两个都原告胜诉。那乙只有针对借款上诉第二审。好，所以单单只有针对前面那个借款上诉。那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好，现在来到第二审了，时间来到第二审。第一个问题是。 价金的部分会不会诉讼系数搬到第二审？好，会不会移审到第二审？然后第二个问题是，第二审法官能不能去审理判决价金的部分？好，所以这里会有两块问题，一个是上诉的时候你的移审范围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上诉之后你的可以审理的范围在哪里？那我们先讲第一个，价金的部分会不会移审到第二审？只要将来同学看到移审未上诉的部分有没有移审，你都点头。 全部都是可以，都有一审，都有一审，不管每个题目都一样，这没有争议。好，全部大家都认为有一审，因为一审指的只是诉讼系数搬到上级审的效果，它指的是诉讼系数，系数于上级审的效力。好，这个叫一审的效果。 那要点头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后上到第二层有一个原则很有名，它叫做上诉不可分，这个是来自于上诉不可分原则。那我们先给同学就是实际的版本，将来会告诉同学它是怎么来的。好，这个以后会说。所以上诉不可分原则，同学可以先记了，它叫做一步上诉，全部一审，全部不确定。 这个将来到第二审会讲它的由来。好，一步上诉产生的效果是全部一审全部不确定。这个题目是一步上诉嘛，对不对？因为它只有针对第一审判决是整个框框借款加价金，但它只有针对借款的部分去上诉。好，所以它是一步上诉没有错。那一步上诉带来的效果就是。 全部移审，就是借款跟价金都会搬到第二审，然后借款跟价金都不会确定。好，这两个部分判决都不会确定，这上诉不可分，所以都会移审。好，那第二个问题，第二审法官这个时候能不能审理价金？好，虽然我们说价金的系数有搬到第二审，但是它能不能审？这个观念我们在第一堂课就有讲过，处分权主义，处分权主义我们说过。 第一审你可以审的范围是抓起诉声明嘛，然后你的二三审的审理范围要抓什么？上诉声明要抓上诉声明，所以这个题目上诉声明只有在哪里？我只有针对借款不符我没有针对价金不符所以我的上诉声明就在左边借款的部分，所以价金的部分没有上诉声明哦。好，没有针对他来上诉，呃，来声明上诉，所以这里是不能审的。所以第二个，其他他在考的是处分权主义。 处分权主义的第二个内涵，审判的对象范围交给当事人主导。第一审看起诉声明，二三审看上诉声明。那没有人声明上诉价金的部分，所以价金不能审，所以答案是否定的。 看上述声明，好，所以审理范围要看上述声明。一审范围是全部一审，所以请同学先记得这个结论。在一般的合并里面，一审是全部一审，好，一步上诉全部都会搬到第二审，但是能不能审，你要看具体情况它的上诉声明。所以我们下一个结论，一审范围未必会等于审理范围。 这个结论要记得，一审范围未必等于审理范围。一审范围是全部一审，审理范围是看上述声明不符的部分。这很重要哦。好，所以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观念，试着把它放过来预备合并的地方。好，那我们现在右边的这个题目呢，就是讲义上讲义上的圈圈一，好，五十四页挂号期的圈圈一。 就这个题目，先卫声明跟后卫声明它做一个预备合并。那第一审法院认为先卫声明有理由，所以我们说嘛，后面要不要处理？不用嘛，对，不审，虽然是空笼，这里没有东西。好，只有针对先卫来判。那判了之后呢，以不服上诉，第二审。所以现在诉讼系数搬到第二审。好，来到第二审，第一个问题。 后卫的部分会不会移审、第二审？好，会不会移审到第二审？然后第二个问题，我们讨论第二审能不能审理判决后卫的部分。所以其实架构都一样，一个是讨论一审范围，好，一个讨论审理范围。好，那第一个后卫会不会移审到第二审？ 会嘛，对不对？你只要看到一审，都不要犹豫哦，就全部都会，因为诉讼系数我们都会认为它会延续下去。而且刚才有讲嘛，后位的系数什么时候消灭？一定要等到那个判决确定。好，那个判决如果确定下来的话，后位系数才会消灭。所以在上诉中，它还没有确定嘛，所以它还是有诉讼系数，所以诉讼系数会搬到第二审。所以这边有有一审，那你用的理由也可以用上诉不可分。 一部上诉全部一审全部不确定，好，所以他也会一审到第二审。再来第二个问题，第二审能不能审理判决后卫的部分？那如果同学你把左边的观念整个搬过来，你觉得后卫能不能审？不行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刚才说审理范围要看什么？上诉声明这个题目上诉声明只有针对先位哦，后卫没有人声明上诉嘛？那没有人声明上诉。 就不符合处分权主义啊，好，你就不能去处理后卫的部分。所以如果严格遵守左边的，那其实是不能审理后卫的，好，因为没有人声明上诉。可是你会觉得这样讲怪怪的，这样讲怪怪的。如果今天好像他这个题目完整的版本，完整的版本是第二审判先位败诉，然后问你能不能审后卫，这是他的题目。 好，上诉之后，如果第二审法官认为先位无理由，能不能审后位？那你就觉得怪怪的，因为预备合并本来它的特色就是什么，先位无理由，我就一定要处理后位嘛，对不对？那如果现在因为你不能审后位，那这个判决就很怪啊，就绑手绑脚的，所以你又要符合预备合并的审理特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 他说：“你要如果照左边的话，好，你一定要是有人针针对这个部分声明上诉，才可以成为第二审的审理范围。这点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后位有没有判决？没有判决，它是空的。既然是空的，你怎么去上诉？无从为上诉声明嘛。对，所以它有缺陷存在。所以其实第一说刚才讲那个见解是杨老师的，我们先看一下杨老师的见解。我十四页下面，哈，第二说杨建华老师。” 来，黑色圈圈一，后位也发生移审的效力，这个就是黑板上的第一个问题。好，那这个问题每一个老师讲的都一样，都有移审，所以这个不用管。好，全部都有移审。那黑色圈圈二，第一审的原告如果未为后位声明，好，他说法官你要行使一九九，阐明叫他声明上诉，如果不声明的话，就认为后位系数消灭。所以杨老师的意思就是遵守左边单纯合并的讲法。 他说：“你一定要声明上述后位，如果没有声明上述后位的话，就不能去审理判决后位的部分。”那同学，你可以批判他，他的问题在哪里？后位第一审没有判决，何来声明之有？就没有办法去做上述声明啊！好，所以这个是杨老师被批判的地方。所以在这里他是少数说，好，因为第一审后位没有判决，后位没有判决，无从声明上诉。 所以这里算是例外，好，就是左边的情况的例外。一般的合并上诉都是照我们黑板左边好的这边的讲法，但是预备合并要特别挑出来，它是例外，因为预备合并有它审理上的特性存在。好，那我们看第一，说陆永佳老师，陆老师说，哈，被告上诉时预备合并诉讼会全部移审到第二审，这个都讲的一样哦。好，这个只是在讲第一个问题，一审范围而已，全部都会移审，好，这个没有错。 他说，后位是附随于先位请求，两者具有附随一体性，这一说很就是很有名啊，就是很知名，具有知名度，就大家都知道附随一体性，附随一体性指的就是这个这这个讲法。好，他说你的后位一定会黏着先位，然后呢一并搬到上诉审，而且一并会成为第二审的审理范围。好，所以下面他说，如果第二审驳回先位。 那在第一审未受审判的后位，也可以直接成为第二审的辩论及判决对象。好，所以不需要有人去声明上诉哦。他说不需要，因为根本就空的嘛。好，没有法声明上诉，他说直接。所以其实骆老师的理由，你觉得是什么？很简单，就是为了符合。 预备合并的审理特性嘛，现在我只要是第二层认为先位无理由，我就直接马上就可以处理后位，这样才能够符合预备合并的审理特性。好，所以那理由很单纯，就是为了符合预备合并的审理特性。所以如果照陆老师的讲法，后位第一个有一审，第二个后位能不能审？可以审，因为它直接成为第二审的审理对象范围。 好，不带声明上诉，直接可以成为审理的对象，这个是例外。好，附随体性。好，再来，我们看实物见解，看实物怎么说。来翻过来，五十五页。五十五页最上面这两个，好，黑色圈圈一跟圈圈二，这个都是实物见解。那我们看第一个。 诉之客观预备合并，原告先未胜诉，后未未受裁判，经被告合法上诉时，后未申以审效力。这个就是黑板上第一个问题嘛。好，都会以审，这都没有争议问题。所以后面请同学要记得，他说上诉审认为先位无理由应就后位之诉加以裁判。注意是应哦，虽然说本来就要啊，你本来就要判，都没有讲理由。那其实他的结论跟陆老师一不一样？ 都一样，那只是可能文人相亲哦，所以它从来不会出现“覆水一体性”这五个字都不会出现。好，那它每个食物链也都说啊，本来就是啊，可以省后卫嘛。好，本来就是针对后卫可以裁判。那理由同学一样写一样的，什么理由？为了符合预备合并的审理特性，所以一定要这样解释哦。符合预备合并的审理特性，就是我先位无理由就一定要处理后卫。 所以骆老师跟食物见解其实结论是一样的。好，再来黑色圈圈二，这个明情决议讲了两种情况，黑色圈圈一才是黑板上这个题目，好，就是我们圈圈一的题目。那现在黑色圈圈二是另外一个题目，请同学把图画在它的左边，另外一个题目。 题目差在哪边？第一审判决先位有理由，后位无理由。被告已针对先位上诉第二审。第二审法官如果认为先位无理由，能不能审理后位？差在这里。第一审。 后卫做了判决，驳回后卫之诉，这个是民庭决议哦。所以同学，你们现在程度都比地方法院的法官好，因为这是真的啊，就是真的有地方法院的法官他做了这样的判决出来，所以这个是不对的判决嘛？不对。好，我们刚才说这个是错的，不能后卫驳回。可是现在题目就不一样了，现在来到第二审实务界就不一样了。他说，如果你后卫有判，然后在上诉先位上诉第二审，如果认为先位无理由，他说不能处理后卫哦，要记得。 这个黑色圈圈二跟圈圈一完全答案是不一样的，理由就是因为后卫有判，所以只要后卫只要记得有判决，只要原审有出现判决的地方，就一定要有人声明上诉。 这个是实物的想法，好，只要有出现判决的地方，就一定要有人声明上诉，第二审才可以审理，所以这个题目不能审，这当然是不行，只要没有人声明上诉就不能审，所以唯独只有刚才黑色圈圈一的情况，因为第一审后位没有判决嘛，好，只有那个情况是例外，只要是有判决的，都一定要有人声明不服，一定要有声明，好，你还是要遵守处分权主义。 圈二跟圈圈三，好，我们一起说，因为这两个考点一样。来第二个，原告先位无理由败诉，然后后位有理由，那我们的乙针对后位的部分上诉第二审，然后问你第二审法官能不能判决先位原告胜诉？好，能不能这样判？好，那第三题，所以把题目看一下，一样好，第一审判决都一样。 那甲针对先位无理由上诉第二审，那第二审法官能不能说好？你先位后位都是无理由。那这个考点落在哪里？我们观察第二审的判决，第二审的判决结果对于上诉人来说有没有更不利？比如说第一个情况，好，这个情况乙嘛，乙的部分，他的先位是呃，他的后位好，原告。 呃，原告后位的部分是胜诉，然后先位的部分是败诉。那到了第二审之后，先位的部分原告胜诉，对你来说有没有更不利？ 这个是有哦，这个是有，然后记得先后位其实是比较来的。站在原告立场，先位对他是最有利的嘛，对不对？然后后位对他是稍微一点点有利的。那所以反过来对被告来讲，先位如果原告胜诉的话，对乙来说就会比这个情况第一审判决就更不利。所以这个第二审判决对上诉人而言是更不利。 你要拿一二审的判决结果，然后站在上诉人的角度来看，好，那我们说第二审对他来说是更不利的。那第三个题目也是更不利啊，好，因为第一审站在甲的立场来看，上诉人立场来看，好歹我后位胜诉了嘛，可是第二审竟然全部都败诉，好，所以这个也是更不利。 所以它是落在第二审有一个考点，第二审有一个原则叫做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这两个都一样，都在考同一个考点，不利益变更禁止。 好，不利变更禁止原则，那不利变更禁止原则其实顾名思义，同学都会嘛。好，就是我上诉之后，上诉审的判决不能比原审更不利。好，上诉之后，上诉审的判决不能比原审更不利，所以是上级审的判决不可以去做一个不利的变更，但是一定要站在上诉人的角度。好，那如果说同学你之前有念过的话，你应该会知道它的由来是哪是什么，是为了保护谁？ 为什么会有不利病人禁止原则？他是站在保护上诉人的立场，他的立法理由是为了鼓励上诉。 鼓励上诉，他是告诉你，比如这个题目好了，他是告诉乙啊，好说你放心去上诉好了，我保证你最烂的情况就是现在你拿到第一审判决，这个是最烂的情况，然后你将来上诉绝对不会比现在更烂，顶多是跟现在一样烂而已，这个是它的由来嘛。好，所以就是了解它的立法中心，它的核心思想就是鼓励上诉，保证你不会比现在更糟糕，所以它禁止上诉审去做一个更不利的变更。好，所以目的是为了鼓励上诉，所以现在。 再回到这个题目，第二题，福利变禁止原则放上去之后，第二审能不能这样判，就不行了。所以第二审就不能这样判。那请问你，第二审法官只能怎么判？这个不行。 这样还没有完哦，你还要知道第二审法官要怎么判嘛？因为考试会接着考，所以第二审法官重视你的心证上，好，就是你自己心里面觉得先位应该是原告有理由的，可是因为卡了这个原则上去，所以你不能这样判，所以你现在只能怎么做？看你脑筋有没有灵活，你只能怎么做？我刚刚有讲最烂的情况就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第一审判决，所以你只能够上诉驳回，就是维持原判的意思。好，所以这边只能够驳回上诉，只能驳回上诉。驳回上诉就是维持原判的意思。好，就是你最烂情况就只是原判决那个状况而已，不会再更糟了。 好，那第三题也是一样。第三题因为更不利嘛，好，对于这个甲来说是更不利的，所以你也不能这样判。好，所以纵使第二审法官心里面觉得先后为原告都是败诉，但是不能这样判。好，所以也是一样，上诉驳回。

好，第四题。第一审判决先为败诉，后为原告胜诉，所以原告甲针对先为上诉第二审。好，然后问你，第二审想要判原告先为胜诉，第一个先问同学哈，他能不能这样判？他有没有违反刚才说的那个不利变更禁止？ 没有嘛，这是更有利嘛，好，这更有利，所以不会违反，所以可以这样判。所以现在这个题目它考的是，如果你是第二审法官，好，请你当第二审法官，你的判决主文要怎么写？它考你判决主文，这个是考过的，哦，这国家考试有考过，好，这考判例。好，那现在判决主文怎么写？来，你现在站在第二审，我们现在是第二审法官，那我们审的东西当然是第一审嘛，对不对？我们审的是第一审判决，看你做对还做错。如果你做错，我们第一个动作一定是什么？ 废弃掉，只要我看到你做错，我一定先拿掉。好，先拿掉，然后再回归正途嘛，这逻辑上是合理的。所以现在我们心里这样想，所以以我们的眼光来看，第一审判决是做对还做错？做错嘛，因为我觉得先位就应该胜诉啊，而不是先位无理由。所以我认为你第一审做错，所以第一个动作一定是什么？废弃原判。 你做错了，好，所以我就废弃原判。好，那要记得，废弃原判之后，起诉声明还在哦。就原告当刚开始，整个诉讼刚开始，它有个先位声明、后位声明嘛。所以当你废弃掉原判决是空的之后，它有一个声明在，所以你必须有个责任要去呼应他的声明。这个是处分权主义嘛。好，所以第二点，你要怎么呼应？因为我认为先位有理由，所以你要怎么判？原告。 因为这里没有题目，所以我们就这样写好了。因为先位是胜数嘛，所以第二个就是照什么抄，先位声明抄，就是假的先位声明，就照它的先位声明抄。然后一样要记得后位能不能驳回，不行嘛，这里不能驳回。 好，再来第五题。第一审先位后位都无理由，所以原告甲通通上诉。上诉第二审之后，法官认为先位有理由，这个是更有利的嘛？好，所以现在讨论第二审判决，你要怎么判？来，这个交给同学，给你一分钟，把它做一下。只要你刚才第四题会，第五题就一定要做做对哦，这个一定要会的。 来，第一个，以我们第二审的眼光来看，第一审做对还做错？做错嘛，所以第一个动作是废弃原判，好，然后第二个，废弃原判之后，因为起诉声明在，所以你要呼应，所以你要做一个先位声明的部分，所以跟第四题一模一样哦，答案都一样，好，所以答案跟第四题全部都相同，好，那文字的地方就请同学参考讲义上都有。 好，八二三，八二三年台上七八七，就是圈圈是这里，又摆一个判例，这同学回去看一下。好，就是我们刚才都讲过了，那五十六页上面也有一个八十八年台上九三八，好，这个都一样，这个请同学回去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